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六十四集。叶崇玉待在帐篷中坐立不安，几乎每隔一会儿就要抬头看看门口，内心的焦灼快要将叶崇玉折磨疯了。 明明今天雷大他们就该带着神器回来了，为何现在还没到？雷字辈是雷烈城的死士，算是叶崇玉真正的唯一的亲信。雷氏死士原本是服侍雷烈王的，雷烈王死后，愿意服从他的叶崇玉就将人收编，不愿意的他就把人杀掉，将编号赐予新人。最后经过一番大换血，叶崇玉拥有了自己的死士。 他集聚力量并不容易，这些死士几乎是叶崇玉的全部身家。寻常叶崇玉十分爱惜，每折损一个，他都非常心疼。这次为了取神器，叶崇玉大出血，发狠将所有人都派了出去。他已经将全部筹码押上赌桌，他只能赢，不能输。叶崇玉正焦灼难安的时候，门口忽然传来脚步声。 叶崇玉一喜，噌的一声站起身来。 <laughs> 你们回来了！云梦涵刚刚掀开帐帘被叶崇玉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后退一步。 <laughs> 魔尊！叶崇玉这才反应过来，并不是死士，是云梦涵。叶崇玉太过盼着死士回来，以至于都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，连云梦涵那么明显的气息都没分辨出来。 叶崇玉收回脸上的表情，一瞬间变得冷漠疏远。怎么是你？云梦涵放下门帐轻手轻脚走到叶崇玉身前。他在叶崇玉面前一向是弱势的、低姿态的。他垂着头，良久，才敢低低的说出来意：“魔尊，去冥界取神器的人，快要回来了吗？” 不提还好，一提起这个，叶崇玉就烦躁。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，回去。寻常云梦涵绝对不敢和叶崇玉对着干，但是这次他站在原地，竟然没有立刻离开。他咬着唇，似乎是鼓足了毕生勇气，抬头对叶崇玉说：“魔尊，这几日我一直心神不宁，连做梦都不得安生。” 这段日子以来，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我受够了，我想要和巫族大祭司坦白实情。叶重玉眯起眼睛，没料到云梦涵竟然会有这么硬气的时候。他坐在上首，眼睛隐没在黑暗中，颇有些意味不明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如今大战在即。 最要紧的就是稳定人心。我们这边本来就折损了风雨尘，若是再让巫族大祭司和我们离了心，恐怕对战局不利。然而云梦涵哪是个关心大局的人呢？他在中山的时候，能为了情情爱爱抛弃师门，千里寻夫；在仙魔大战的时候，就能为了良心不安而告诉巫族大祭司实情，自折一员大将。叶崇玉心头火起。 然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云梦涵一心情爱，不关心大局；叶崇玉却不能不关心。当务之急是先稳住云梦涵。叶崇玉知道巫族大祭司只相信云梦涵的话，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他在这个关口把巫族大祭司推远。神器即将到手，如何使用，有何禁忌，还需要大祭司这个女娲后人指点。 叶崇玉可不能让云梦涵在这个时候坏事他缓和了语气说：“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这段时间见多了生离死，心理压力大。可是巫族村落覆灭是个意外，和你我都没有关系。你不能在这个档口扰乱大祭司的心绪。你暂且忍忍，等这一战打完了，我陪你去外面散心。”云梦涵沉默了，他低头良久说：“魔尊。” 我知道我不聪明，但不是全然的傻，有些事情我是知道的。叶崇玉禁了声，云梦涵说到这个程度上，可见他多半猜出来了。其实这并不难猜，因为巫族的消息，云梦涵只告诉过叶崇玉一人。他告诉叶崇玉后，没过多久，巫族全村就死了，动手的人还能是谁呢？ 叶崇玉知道再装下去只会适得其反，他带过这一点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态度无异于默认。云梦涵的心越发冰冷，他没有反驳。屠村的事，真的是他。叶崇玉没法装无辜，只能换个角度哄骗云梦涵。这些事情和你没关系，你为什么要出面担责呢？巫族大祭司那么信任你。 你若是告诉他事实，他接下来会如何对待你？凡事难得糊涂，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。你不说，我也不说，对大家都好。云梦涵几乎被说动了，但是他想到梦里小黎不谙世事的笑脸，村里人热情周到的帮助，以及祭坛外那一排排墓碑，到底没法心安理得的享受下去。云梦涵下定了决心，说。 不，大祭司对我很好，小离和阿婆对我也很好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。我要告诉大祭司，之后无论他打我还是骂我，我都认。叶崇玉一直盯着云梦涵的脸，他见云梦涵当真拿定主意的模样，眼神一暗，眼角眯了眯。 那一瞬间，叶崇玉起了杀心。然而，这毕竟是他的正妻啊。叶崇玉叹了口气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慢慢走到云梦寒身前，伸手抱住云梦寒的肩。云梦寒被他突然的亲近吓到了，后背本能躲了一下。我尊，叶崇玉依然抱着云梦寒，这是他们难得的亲近。 叶宠玉声音低哑，带着些暧昧，在云梦寒耳边说：“夫妻同体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怎么能让你独自面对大祭司的责难呢？放心吧，无论前面有什么，我都会和你一同面对。今夜太晚了，你先回去睡觉，等明日，我陪着你一同去找巫族大祭司坦白。无论大祭司愤怒还是怨怼，我都在前面给你挡着。” 云梦涵懵了一下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他唇边露出欢快的笑，眼中闪起亮光，如少女一般明亮逼人。叶崇玉有些恍惚，当初云梦涵吸引他就是靠这样的眼神，可惜后面他越来越暗淡，越来越歇斯底里，曾经吸引他的点也淡漠了。 如今，在这个帐营里，叶崇玉又看到了几千年前让他心动过的纯洁又单纯的云梦寒。叶崇玉一瞬间心神动摇。云梦寒发现，叶崇玉一直是叶崇玉，即便他换了身份，他也一直是他爱着的中山大公子。云梦寒伸手抱住叶崇玉，就像中间这些年的伤害不存在一样说：“好。” 明日我等你。云梦涵终究腼腆，抱了一下，见叶崇玉没有反应，他就不好意思继续抱下去了。他松开手，乖巧的告退。魔尊还有药物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叶崇玉没有说话，默默的注视着他离开，那样的目光都让云梦涵以为自己今日有什么不同。云梦涵走后。 叶崇玉在帐篷里来回踱步，过了片刻，他似乎下定决心：“来人，传素侧妃来。”素隐月很快就来了，他掀开帐帘，站在精美的地毯上，捂着帕子咳了咳：“表哥。”叶崇玉对着素隐月和蔼很多，他不再像刚才对云梦涵一样高高在上。 而是很快示意素隐月坐，嘘寒问暖地说：“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你也是胡闹，战场刀枪无眼，条件也不如浩苍城好，你应当留在王宫里好好养身子，何必非要来前线？”素隐月一张脸纤细苍白，白的没有血色。我想离表哥近一点。叶崇玉知道说不动的，从小到大他都没法改变素隐月的主意。叶崇玉退步了，说。 我拿你没办法，罢了，我再给你拨些人手，你自己好生将养，不要被风沙伤了身体。谢表哥。素隐月说完，他低头用帕子拭了拭唇角，问：“表哥深夜找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”叶崇玉极细微地停顿了一下，很快他恢复原样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不放心你的身体，另外，我确实有一件事要和你说。” 素隐月安安静静的等着叶崇玉的后话。叶崇玉捏了捏手指，说：“我想要遣散后宫。”素隐月的眼睛明显挑起来，她掀起眼皮，了了叶崇玉一眼：“表哥，后宫佳丽三千，个个都是难得的美人，不知惹得多少人艳羡。这么多美人搜罗不易，表哥为什么突然要遣散后宫？”弱水三千。 不如只饮一瓢。叶重玉似乎很感慨，说道：“我刚刚和云梦汉推心置腹地聊了聊，我发现这些年我对他的误会太多了。我们本该是最相爱的恋人，可是我们如今呢？虽是夫妻，却形同陌路。我们不该如此。明明这些年我一直爱着他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，我不能再失去他了。所以，我打算遣散后宫，独宠他一人。” 没有那些女人在其中搅局，想来我们的感情很快就能恢复如初。苏隐月沉默了良久，低声问：“那我呢，表哥？我为你已经放弃了一切，你为了他遣散后宫，那我该如何？”叶崇玉面上露出不忍，他带着歉意说：“隐月，这一生是我亏欠你，等来世。” 我必然选择爱你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